锵锵三人行，哎，李爱，哎，咱们今天可以这个跟这个何导演打听打听啊，电影界的事儿，电影界的内幕啊，你这内幕都，我发现你们这个电影界内部有这个干嘛呀？有泄密的呀？这冯小刚那个微博，整天一边开会一边泄密啊？没有，他那个微博震慑能力非常强，嗯，因为他发了一篇，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导演协会搞一个这样子的会议哈，一年也就一度。 明星们全都不捧场，意思说明星们你都不给面子。我当时看那个微博，我说哇这事儿大了。果然很多人就转他那个微博，有人骂明星什么忘恩负义的，如果没有导演捧你，哪有今天啊？ <laughs> 那也有对，也有明星跳出来说不是去不是不愿意去，确实工作排得很满。然后还有人有明星跳出来，马上就有人说。 没说你呢，你干嘛跳出来说我心虚啊？ <laughs> 哎哎，那何老师作为这个导演协会的这个领导， <laughs> 你什么态度？没有，其实因为呃两岸三地研讨会，我们不邀请明星啊，我们只是。冯小刚不是说请了都不来吗？我们因为呃有一个叫年度表彰大会，嗯，就是我们每一个年度呢要评出导演眼中的啊年度的影片、年度的导演、年度的男女演员、年度的编剧，就是用职业的目光来。 来选出这些人，嗯，哎，这当然，我们就希望有些明星能够来捧场这个这个这个表彰大会的这个晚会，哎，哎，实际上是因为这么一件事情。那当然了呢，小刚作为副会长，到了一看呢，来的名单呢，几乎这个这个这个没什么人，啊，有点不高兴。哎，但是而且从这个里边，要不说中国人都是跑题跑不停。哎，我看你们还透露出来这导演呢有那么一种感受，但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哎，你比如说，呃，你们这导演是你啊，还是冯小刚还是谁？就开始说了，说过去啊，说为什么拍不出好电影？嗯，过去导演和演员是朋友啊，大家像艺术家一样在一起，我们可以研讨。可是现在呢，我们都见不着演员，都是跟经纪人聊。对这个问题现在很严重，就是有了经纪公司、经纪人以后呢，加上中国的这个经纪人和经纪公司的素质之差，所以就变得很熟的演员。 不聊案子，就不聊项目啊！不聊不聊，因为什么呢？有些演员呢，他是把合约呢跟经纪人、经纪公司签的合约呢，剧本的第一的看的权利是经纪人的。哦，那你这样呢，等于我们导演不可能直接把剧本交到演员的手里。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说，呃，当然艺人呢也会说，你发给我经纪人的邮箱。 <laughs> 是吧？ <laughs> 这个很鸡贼啊！我我理解，我理解。你知道为什么？他如果演，因为演员跟导演之间，他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也许有之前有合作过，很认识啊，认识啊，很熟啊。他直接回绝你，他他有点面子上挂不住，而且也怕你生他气，他拿一个人来做挡箭牌。 这也是一方面，那那这不是这是一个。我跟你说，另一方面呢，就是你也是看到社会在发展了。嗯，你知道，因为我能理解他们当年这个第五代会第六代那个时候拍电影的时候，没有明星制度，嗯，那个时候社会没这么多虚头巴脑的东西嘛。嗯，哎，那个时候呢，可不嘛，演员、导演朝夕相处，这那家伙这就为了创作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电影，对吧？哎，为为为了艺术。但是你看，今天的社会都变了。 这个所谓的明星制度，很大一条就是代代理经嗯，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你看他们说，我这挺逗，说这个明星啊也不敢轻易跟导演吃个饭，又怕给狗仔队拍了没错。其实这里面啊，其实导演跟明星在在这个电影的工业里面啊是平等啊，没有说谁呃必须怎么样啊呃呃，因为现在呢，主要是因为电影制作开始规范起来。 啊，尤其娱乐界的，包括电视剧，就是因为投资人很简单。其实我作为作为导演来讲啊，我这次导演会也讲，我说我们没必要为这件事情什么明星涨价呀，什么为什么的片酬太高，我们没有必要为这件事情生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去买明星的单，嗯，是投资人买嘛？啊，对对对对对，不是导演掏钱，对吧？不是我们掏钱，我们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这就这就对了。 你如果说一个导演，你去天天计较这些明星的片酬，因为明星的片酬一定是投资人和市场决定的，嗯，对吧？哎，我就是打插你一句啊，为什么计较明星片酬？你看啊，我就上次请吴思远老也在我们这节目讲，他就说我想说什么，我就想说现在这个明星啊，要价太高，太高，确实，我们所说，我觉得你这不就就像你说的吗？ 他有人要，有人买，不是不是，我们导演所说，导演们说明星要价太高，是已经什么呢？超过了整个市场的这个这个，我们讲一个科学的一个成本的分配。什么叫科？什么叫科？学？科学的成本分配？你比如说，我们的一部戏，假如说是五千万的戏，嗯啊，制作成本包括明星的费用，那明星呢合理的成本应该只占什么呢？只占五千五千万的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 嗯，挺多的。哎，三分之一啊，那呢？现在已经占到了一半了。那等于呢？那甚至超过一半。那等于你的制制作费用就被降低了，因为投资人要在一定的成本内完成影片，他就只能是降低制作成本。所以观众就会觉得这片怎么拍怎么糙啊！虽然都是大腕，嗯，这能不糙吗？因为制作没有钱了。那导演要完成影片的品质制作是主要的。 一部分。哎，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今年的跨年的时候，各大电视台搞的跨年晚会。哦，这个音乐会。对，也是一样的情况，因为大家在抢收收视率的保证是来自于你的舞台啊，还有什么东西，肯定都有关系。嗯。然后还有音响的这个质量，因为你唱歌，你音响得好啊，一不好，你唱出来的就不好听。你再大牌的人来，那声音也是哑的，或者是呲的。 但是，就有电视台，他宁可请大牌的艺人，他会压缩所有的制作费用。你会发现播出的效果范儿很大，但是唱出来的歌这个问题在这个东西呢，舞台效果也不好。我再再谈谈中国和和发达国家的娱乐制作的区别。嗯，像美国娱乐很简单，拍一部电影，我们来了一线的大明星，就是一千万美金片酬以上的一千五百万、两千万、三千万都可能。嗯，那相应的制作成本，因为。 这个明星大了，我就要扩大制作成本，嗯嗯，让整个影片更精彩啊！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拿了一个大明星，花了很多钱，以为他就卖钱了，把其他成本压缩的很低，那是等于的拍出来的就是垃圾烂片。但是会不会现在现在问题啊？你看，就是如果拿收视率，因为我比较懂啊电视这一块，确实是会是这样的效果。你只要腕大了，你就算。 出来的声音不够好，你就算图像上看的不够漂亮，它收视率它肯定。这电影跟这没关系，电影跟你那没关系。不是大腕失败的电影。我还觉得真的理儿是一样的，嗯，跟中国的很多经济现象一样，理儿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呢？一个池子里要都是烂的，只会让就是说你这个这个这个人嘛，觉得这这这个这方水土太烦人了，是吧？可是呢。 它也有它的市场，嗯，你就像你，你，你，你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一个很难办的问题。中国是圈钱，嗯，就是这样啊，不讲品质的，因为别人也不讲，大家都在这个市场里，所以那么就是说，那他们比如说电视剧，他们不是也说拍不下去了吗？拍不下去。可是对于电视台买电视剧的人来说，很简单呐，没有这几个味儿，嗯，我就不买。 呃，那么你对电视和和晚会呢？我觉得跟电影有很大的不同，是不能够一起来讨论的啊，因为是它的消费者呀是不花钱的。啊，这倒是对吧？对，因为电影是靠零售嘛，靠一张一张门票累计的这个没错票房嘛啊。那电影的制作就就要很严格，它是一个完整的工业产品。对啊，那如果说你的。 你的明星很大，制作很小，拍的制作的样子很不像话。最后呢，明星也会毁在这个那倒是产品里面。没错没错。所以有时候明星也想不清楚啊，就说我去要一个很高的片酬，最后呢，可能包装我这个明星的钱啊，那个制作呀，才是我的片酬的三分之一。那你等于是我们这些导演用什么来去去为这些？ 大牌的明星，营造更好的气氛，做更好的服装，请更好的化妆，等等等等等，都跟不上。所以，这个是中国电影制作的目前的一个怪圈。所以，中国电影要想长久发展，这肯定是要失败的。但是，你看，这这让我想起那种极端的自由市场理论。 那极端的自由市场理论是认为一切都是市场可以决定，也就是说，明星他要卖不出这个价来，他怎么可能又要得到这个价？呃，我们说的呃这个市场经济是理性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说你没有理性的市场经济，你可以要出那个价来。你要我，你比如说有些投资人说你要这个价钱，我给你，给你两三步你就死了这明星，因为你逼得大家导演我不用你了。 嗯，那你明白吗？这样子也好，还是自然淘汰了呀？对，那但是降降价呗，对对对啊。那现在就是说，我们导演会就希望明星降价，你不要逼着导演不用说，我最后不愿意伺候这些人。不，老实说，培养出我觉得还会，我觉得还会。这个就是说，到了一定，就是他一定，这这其实我们导演心里都很清楚。嗯，你一定涨价，涨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面，对不对？因为什么呢？你明星涨价了，我导演要不要涨价？ 对导演、摄影师要不要涨价？不不，都大家都涨价，这个成本谁来出呢？就会有问题。所以大家都克制一点，让这个事业更繁荣，大家在这里面都好。你比如说，如果说你导演翻了三倍，明星再翻三倍，制片人就自己给自己作死了。就是我们的有些演员的片酬确实已经。 高过不是高过好莱坞演员，嗯啊，就是高过了我们平均的整个制作业的这个合理的理性的比例。哎，我听说这个是不健康的一种事情，不是说这付不起，这跟付得起付不起没有关系，嗯，对吧？你你开多少钱，呃，只要有人愿意买你的单，你都可可能对对吧？但是呢，这是不是健康的？是不是理性的？ 啊，是不是呃对这个未来电影业很有好处？这是另外一件事。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方法呢？我听说好莱坞有一些特别大的牌、特别大的腕，儿，它是跟那个电影的票房挂钩的，都分账啊，现在都分账。那那现在也有也有很多演员也也参与分账了，就可以降了。 对哦，但是呢，对啊，你比如说他的合理的片酬只给他三分之一，剩下他可以啊分到红利的百分之多少？这个大陆也在实践，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像你说，你说这是不健康的哈？但是你有什么办法能制约这个现？那好莱坞怎么制约呢？我觉得呃很简单呀，就是说你贵到了一定程度了，对吧？就不涨了。不是贵我们不怕。 你你贵呢？我们大家都一起贵，因为不能光你一个人贵，大家都不贵。哦，你比如说，导演，关键是聊这个，不不是在这，不是导演的问题。你比如厂工现在还是五六十块钱一天，工作很辛苦啊，对不对？现在物价涨成这样，他们已经很难维持生计了。你说他们要不要涨一点？制片人，你给他涨十块钱，投资人都不干。每天啊，就就是就是明星可以翻一倍片酬。 但是厂工涨十块钱一天都不行，你比如盒饭从五十三十块钱一天，你说能不能把大家吃的好一点？本身就风餐露宿，嗯，咱们一天能不能让普通工作人员、导演、演员、明星会高一点啊？五六十一天，七八十一天，嗯啊，香港的可能更高，一百多一天。咱们普通的大陆的工作人员，咱们能不能把伙食费每天提供提高到五十块钱？不行， <laughs> 这个是问题。我说他的不合理是指这些东西，我们不怕明星涨钱。 水涨船高嘛，如果水水涨船不高，那我觉得这这事儿还是对不对？哎，对，实际上增加成本，对，不可增加成本，那大家就变什么呢？就是干活干活的质量就下降，了，对不对？你想想，现在我们在野外呃拍戏，一天三十块钱伙食吃什么呀？嗯，那些工作人员，对吧？所以非常辛苦。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咱们换个角度来说，可能制作人会想说，你不要干大本人要干这个工作，但是明星是不可替换的，哎，对吧？你说你下面厂工啊，什么其他人你不干，其他人对找其他人干呗。这这这，这个就是我们要求制投资人在这方面，或者制制片，尤其职业职业制片人在这方面要考虑到影片的总的未来的发展，不要急功近利。我明白，你急功近利可以。 对不对？我也可以啊，我当导演可以啊，也请我拍戏的也很多，我也可以宰一刀算一刀啊。但是你宰一刀算一刀，你你整个这个产业，你知道，其实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出品啊，我就觉得不光是电影，很多事情哈，总是那么不靠谱呢。嗯，我原来就发现，你你要说我们这个界别也有这个现象啊，他不能做到像美国那样强强联手。嗯，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你比如说，哪怕是一个节目哈，一流的主持人，嗯，他可能会搭配个三流的班底。 反过来也可能有，可能一流的班底呢，他搭配一个三流的主持人，所以你看，最后我们所有的出品呢，都变得是个一锅粥，拉把高的拉低，低的扯高，就是变平了嘛。你就像他说的，对，你是这个逻辑，说啊，那你不干，可以别人来干，对于是最后就有可能啊，这个中国电影变成一个就剩下明星的烂片市场。哎，我跟你讲，香港电影怎么垮的，就是这么垮的。 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三 D 研讨会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看到香港市场、台湾市场都已经萎缩到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电影业整个整个产业垮了。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大陆这个电影的市场是华语电影唯一的基阵地，我们不能因为再用过去的经验把这个市场搞垮。 导演协会发出了这个强劲的呼吁，不是说我们从明星演员加价，导演也要加， <laughs> 大家一起加价。欢行广告之后见。不是，就是说了半天哈，我们也八卦一下，就目前中国最大的腕儿，最高他能要要到多高？华人吗？华人。 这大陆的吧，就说哦，大陆的呀，不算香港的啊。电影啊，我电影，我估计最贵的可能一千万，一千万呢，算高吗？一千万吧，差不多一千万到一一千多万有这样。不是，但是不是说我听传说的，在网上也说了，什么周周周周润发四千万嘛？那那他不是大陆的吗？他是香港。你没说大陆的啊？那最贵的是李连杰和成龙吗？他们得多少？他们要一千五百万美金吗？一部戏。 所以你算一下，就说我们一个八千万制作的成本，一千五百万美金刨出去，我们的制作还有其他演员呢？对对对，不是他一个呀。哎，那你说大陆最牛的演员， <laughs> 跟他们这个海外的差这么大？他好莱坞个好莱坞发行的，呃，不是他这个，你比如像像李连杰这样的演员，他是好莱坞的演员工会的会员。 啊，他对他们有一个工会的制度，这是其一，他最低收入标准不能低于多少，这法律规定。人家有工会。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他的经纪公司，他的价钱它是固定的，因为他可以不拍戏，因为人家也不用拍戏了。对啊。 啊，你比如说，可能还有像像像周润发这样的演员，我估计也不会低于五百万美金。我估计啊，因为我没有正式正式的核实过这问题啊。你比如说，像很多演员，像港台演员，在两百万美金的也有几个。所以啊，我估计啊，大陆这腕儿啊，他为什么不平衡啊？对，他还跟上边儿的他的问题在。他那我我现在的问哎，问题在哪儿了？就说就是就是从这个我们的电影开放以后啊。 呃，大陆的我们就说葛优吧，嗯，我呃，你比如葛葛优的片酬肯定是没有那么高的，嗯，对吧？而且我们认为葛优的片酬是很合理的，而且根据市场情况是偏低的，嗯，啊，根据目前来讲，对呀，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葛优可以做到，其他演员做不到？ 而且其他演员并没有葛优获得票房的号召力那么大，那当然了。而且票房呢，而且片酬又那么高，是啊。所以呢，我就特别不明白这些投资人就是为什么要去继续去培养如此昂贵的这样的哦，他们还能超过葛优呢？他们当一千五百万美金呢？多少钱一部戏啊？不是我，不是我，我我我我说大陆其他的这个演员呢？呃，其他当然有啊。 啊，所以呢，你就觉着，你就觉着很可笑，有时候，你知道吧？你就觉着很没道理这件事情。那就是说，那那投资人为什么愿意付钱？这里面就就我们曾经讨论过的千种可能性啊，千种可能，对吧？也包括这个投这个这个这个女演员跟他什么关系啊，等等的，这都有可能是通过片酬来完成什么事儿，我不知道啊。那就是说，在这里面呢，就会造成这个市场很的在价钱上很不平衡。 不平衡你就影响这个产业嘛？导演无所谓嘛？哎呦，因为钱不是导演出的，哎，导演是因为热爱这个行业，发出一些声音，让大家冷静下来，在这个问题上，也希望明星冷静下来，啊，经纪人冷静下来，稍微克制一点，钱慢慢赚嘛。 <laughs> 对不对？你怎么聊了？对，不，但 <laughs> 但是说实话啊，就是说对于很多人来讲，这钱慢慢赚这个事情太不靠谱了。就是如果眼前能有，当然先把眼前的挣了再说。鬼知道明天有谁跳出来比我红了，或者是明天我出了点什么事儿，或者怎么怎么地，我就不在这个位置上了，我就挣不到这钱了。对，你说的对，完全。所以说他们说，中过的这个现在的拍的电影你都能看出导演的这个焦虑。没有，但是像日本的经验不是这样。 <coughs> 日本的经验，如果高到一定程度，整个产业是会封杀的，不用了。什么叫怎么能把电影业？不是这个演员，我不用了。你高到了，所有所有我们这些协会，比如像日本有导演协会、制片人协会等等的，这些协会有一个，大家有一个行行业。 这长持久的发展有一个行规，嗯，那如果哪一个经纪公司开的价钱高于这个行规了，那我们所有的制片人协会的会员和导演协会会员就不用了这个演员，那呢他就不能高过这个底线啊，所以呢，日本的演员的电影的片酬很便宜，日本的明星是靠广告赚钱。 电影我我有时候在想啊，就是明星他有时候开比较高昂的价钱，他其实也是一种危机感，他怕比如说过两年他就不是那么红了，或过两年他就不不在这个位置上，他拿不到这份钱，他挣不到钱了。但是你又是我有时在想，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我们不用你说，这都这种心态都研究很多年了，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社会前景没有信心。 哎，朝不保夕的感觉，对啊，是是是。为什么你说啊？你我我抢一把，我万一没有，那是你对你自己和对社会的前景没有信心。没错，而且可能有信心不会这样。日本的明星、好莱坞的明星，对他们的娱乐市场非常有信心，他们不担心。 他们可以零片酬去给很大的演员零片酬或者很少的片酬去给伍迪艾伦去拍艺术电影，为什么？我觉得可能会不会还有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信任，比如说我今天帮你，我降了片酬来帮你，明天我有事。没没没，这个我还要说公道话，很多明星是降了很大很大的片酬来帮导演的。哎，这确实是我真的我特别佩服这些演员，就是他们为了拍一部好戏，为了跟这个导演合作，他们去说服经纪人降很大的片酬来帮。 啊，大陆导演有这样很多很多这种演员。哎，那他这个身价的这个，我我挺知道。你比如，我觉得怎么开口呢？好比说，你不开口啊，经纪人经纪人说话呀。比如说上一个是五百万，嗯，那他就跟你说我们加了，现在一千万。那现在不是没档期啊，没档期啊，你要非要他。 你非他不行，这段档期我给你挤，我那面要赔人点钱，这样什么你得把这损失给我加过来。怪不得要有经纪人呢。对呀，经纪人因为什么？我们我们不可能去了解你是不是真有档期和没档期嘛。嗯。我们是一般制片人都是从信任的角度。嗯。而且你觉得现在呃导演和演员之间说戏的沟通，这个没有没有障碍，没有就是一旦到了剧组，这是没有障碍的啊。因为演员我始终认为跟导演的合作都是非常好的。 坏就坏在经纪人上。对，我觉得这个中间人呐，我跟你讲。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差的中间人把好的演员都断送，那就是奸人啊！真的，咱们。